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三十号，苏联红军以二十个师、四十五万大军、两千四百辆坦克、一千九百八十门大炮和七百多架作战飞机的庞大兵力，向芬兰呢发起了全线进攻。苏联红军一进入芬兰，立刻呢就组建起一个所谓的芬兰民主政府，这个冒牌的这个芬兰伪政权啊，随即就宣布。 说苏军呢是他们邀请来的啊，苏军反对一切侵略和奴役其他国家的做法。进入芬兰的苏军呢是来保护这个芬兰人民的，那就是不要脸的没底线嘛啊！开战之后呢，苏联出动大批轰炸机对赫尔辛基等城市呢进行无差别轰炸，这在国际上啊就引起了这个强烈的谴责，特别是在这个。 苏联空军轰炸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后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表示希望苏军能够停止这个轰炸芬兰的城市。而这个时候，苏联的外长莫洛托夫同志呢，给了一个经典的苏联式的诚实答复，说苏联轰炸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轰炸这个芬兰的城市啊。我们最后和平了。苏联飞机呢，确实在赫尔辛基上空执行过任务。 估计是迷航了，那我们飞行员傻逼比较多啊，这就是卑劣的芬兰政府硬要栽赃苏联啊，说我们扔个炸弹。当然，这个芬兰军民不是好欺负的。战争期间，芬兰军队总共击落了超过五百架苏联战机啊，那些跳伞的苏联飞行员啊，要是落在这个芬兰军队里。 那还算好的，那就就直接进战俘营了。那因为芬兰是文明国家嘛，啊，能享受这个日内瓦战俘公约对它的保护。你要落在老百姓手里，完蛋了，立刻就被愤怒的钉耙和粪叉子插成了一个肉酱。我们家猪圈刚被你炸了，是吧？我姑姑刚刚被你吓死了，啊！你掉下来就完了，那一叉子捅你个透心凉，是吧？正面战场的芬兰军队凭借在卡莱利亚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固工事。 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绝地反击，苏军除了在北冰洋的地区啊跟分军交战之外呢，在这个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极大，对分军这个主阵地是久攻不克。你别看芬兰全国只有三百万人口，但是先后动员起四十万人参加战斗，除去这个。 就地铁上该该让人让座的那些老弱病残军，基本上青壮年都上了战场。当这个苏联红军沿着狭窄的公路进入芬兰深处的山区的时候，芬兰的白色魔鬼们无处不在。这就是这个芬兰滑雪营的士兵啊，这么一帮人是吧？行动迅速，是枪法准确。 哎，头脑灵活、聪明，是吧？这个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这是吧？不怕山高水又深啊，就类类似于这样啊。他们穿着这个白色伪装服，在渺无人烟的森林里、密布的湖泊周围，是神出鬼没的打击苏军。虽然芬兰是个小国，军队缺乏经验啊，尤其是缺乏重武器。 和成编制大部队、大规模作战的这个经验，因为他也没有机会去学嘛。他他一开始正规军一共才三万多人，满编就相当于苏联两个师。但是人家会打猎、会滑雪啊，就跟咱们讲这个历史上那个女真人一样，是吧？这个渔猎民族人从小都锻炼，天上的鸟一见一个，那地上的你还用说吗？啊，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心，骑马上下悬崖如飞，是吧？这济江河不用舟楫，扶马而渡，这么一帮人。 而且人家芬兰人团结性巨强啊，配合默契啊，因为这个芬兰都是村儿，基本上村里都认识啊，再加上超强的单兵素质啊，以一敌百啊，夸张点儿啊，反正以一敌十几是肯定没有问题。苏联军队是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苏联步兵呢，大部分是来自南俄呀、乌克兰呐以及中亚呀。 这比较温暖地区的农牧民，根本无法适应寒冷的雪地作战啊！也缺乏雪履这种东西，会滑雪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少数那么一两个受过寒训的部队，他的作战能力也很值得怀疑啊！他们的这个寒训手册当中，居然有一章专门讲如何在穿着雪履的时候用刺刀肉搏，是吧？我他妈真是醉了，是吧？跟雪地肉搏！ 你也不怕滑倒了捅自个儿一窟窿是吧？你想这个满没膝盖的大雪呀，是吧？你走着都费劲，你还他妈肉搏，你你干脆团个雪球砸对方得了是吧？所以芬兰人就缴获了苏联的手册。我操，你看这多逗啊！雪地上肉搏，来来，全军传阅一下是吧？这就是我们这个对手，快来看看是吧？脱脱，快来看看俄式幽默小说插图版的，看看对吧？插图版的！ 芬兰的这个狙击手当中啊，有一哥们儿叫西蒙海耶，这哥们儿牛逼，一个人干掉了五百零五名苏军，一个人毙了五百零五啊，是吧？创造了世界纪录啊，是吧？在这个芬兰琐碎的这个地形当中啊，苦逼的苏联军队根本无法展开大部队进行他们最擅长的机械化集群冲击作战，而是被复杂地形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的。 小团伙拳头变成指头了，那只有被掰断的份儿了。而主要由农民、猎手、伐木工人组成的芬兰军队就嗨皮了。我操，这仗打的是吧？在一个个深夜里出现在苏军周围，射杀这些没有掩体、被严寒冻得难以动弹的苏军士兵。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之下，苏军的后勤的糟糕表现淋漓尽致。俗话说呀。 皇帝不拆，饥饿兵，兵马未动，得粮草先行。苏联真是不行，你说你不拿别国的人命当当人命是吧？别国人命不值钱，你总得拿自己的军队这帮人当人吧？你不能自己的军队的命也不值钱。你看人意大利军队，人家多人性啊！打仗最重视后勤，运力先运意面、红酒，然后才是武器弹药啊！天天各种口味的意面，打仗跟度假似的。 这多牛逼不？你你打仗你怎么你得棉衣、弹药、粮草，你都得弄齐了。结果呢，苏军大部分士兵都没有可以抵御零下三十五到四十度严寒的冬衣，是吧？血液都被冻得凝固了啊！说这哥们儿一枪梆就是受伤，啊，需要抽战友的血给他输血，抽出来全是冰冰碴儿，带着冰碴儿，你这玩意儿咋往里输？食品更是少得可怜。 食量都跟现在的大馍似的，每天就是一小块肉，一小块干面包啊！反正你你这个一个月的这个这个军粮吃下来，回去一嘴牙基本上都废了。你还想要热汤，还想要热茶？我靠！你苏联梦没醒吧你？更让人崩溃的是，芬兰人知道这一点，芬兰军队最喜欢猎杀的目标就是补给车队、野战厨房和医院啊！就。 干你这些东西是吧？让苏联军队没有办法得到热食，士气受到打击。这种战术成功到什么程度呢？苏联红军第四十四师师长因败退被斯大林处极刑，罪名之一就是丢了五十五个野战厨房啊！野战厨房锅都被缴获了，玩屁呀你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死亡和极度寒冷。 苏军士兵已经对芬兰的狙击手都麻木了啊！有这个苏军回忆是吧？说那个时候在雪地上啊，绝望地坐着，那反正怎么着都是死。听到旁边砰一声，同伴倒下了，我们头都懒得回，尸体都没人管，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反正早晚都是死，砰一下还痛快。由于是冬天嘛，北极这个时候是极夜呀，是吧？极夜的感觉我是知道的，我见过。 一天就亮这个两三个小时，都是这个晚上，早上起来十点多、十一点天亮，下午三点就黑透了，基本上就是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搞游击战的芬兰人来说太爽了啊！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你打个屁，对吧？而且我本土防御后勤肯定不用担心，是吧？哎，这个这个这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在这漫漫长夜里。 芬兰人从容的、无所顾忌的运输弹药、粮食，还能喝热咖啡，偶尔呢顺便在这个森林里打几个苏军啊，然后咱们开开玩笑啊，太逍遥了，仗打的。芬兰产生过很多这个奥运会世界冠军呢，滑雪的冠军带头上前线啊，然后教这个这个自己的战友啊这滑雪的技巧，啊，怎么回旋，跟零零七似的，看那怎么玩是吧？都。 一点就会，你教我我也不会，是吧？这滑雪都这谁会啊，是吧？不会，人家一学就会。仅仅两周的战斗，苏联红军第一百六十三师、第四十四师被成建制全歼。芬兰缴获了包括坦克、大炮在内的大批这个弹药。那芬兰人滑着雪，唱着歌，没有枪，没有炮，苏联给我们造，是吧？这这斯大林是运输大队长啊。所以在这段期间，总共。 两万七千五百名苏军死亡，芬兰只死了不到九百个人。也就是说，苏军死三十个，芬军才死一个。这场战争看似是大象欺负老鼠，但是芬军在以少胜多、以轻武器打重武器情况下的这个战斗当中，打出这样悬殊的伤亡比，创造了白雪中的奇迹呀！ 这是敌后战场，你苏军有一万个理由，你有天大的本事，地形不熟，客场作战，保障不利，敌暗我明，你都不行。那正面战场啊，正面战场行不行？啊，正面战场，苏联人应该牛逼吧？啊，咱兵对兵，将对将，枪对枪，杆对杆，该见点成效了吧？没有，吹牛逼。前面咱一直讲曼纳海姆防线，用曼纳海姆元帅的名字命名的。 变成了苏军不可逾越的屏障。芬兰人在筑垒地域的攻势啊，完全效仿的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正牌的马奇诺防线是没能挡住德军，被德军绕过去了。但是芬兰这个山寨的马奇诺防线，给苏军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担任主攻的是苏联第七集团军。 这个时候真看得出啊，对芬兰来说，在这个苏联幸运地经过了大清洗之后啊，苏军进攻的协调能力简直可爱到不能直视，连曼纳海姆都把他们比成一个指挥紊乱、荒腔走板的管弦乐曲。苏联步兵用最擅长的人海战术前进，苏联坦克没有出现支援啊，坦克干嘛呢？不知道啊，也许发动机被冻上了，正拿酒精灯烤呢。 然后步兵在芬兰军队准确的射击下是横尸遍野，芬兰轻武器很厉害是吧？哎，索米冲锋枪、轻机枪，咚咚咚，一大跟割草似的苏联兵倒一地是吧？然后等苏军坦克出现的时候，步兵又不见踪影了啊！想想刚才你不支援我了，你他妈活该，自个儿去吧。那你想啊，在对攻势的这个摧毁上，第七集团军虽然进行了疯狂的炮击，但收效甚微。 一方面，坦克炮能有多大口径？陆炮能有多大口径？而人家攻势坚固，幺五五毫米炮打上一百点儿，您这四十五毫米炮人都没感觉，是吧？一帮人跟那个工的里个玩牌、喝酒，刀往一炮哎，咱好像中弹了，是吗？没感觉，对吧？另一方面，苏军的训练水平太高了，啊非常高，啊炮击命中率大概在万分之几吧。一通铺天盖地的炮火过去之后，分军没有一座永备工事被摧毁，跟第七集团军。 对垒的分军是啥部队？特种兵是吧？还是王牌军？说出来笑掉大牙。刚刚组建俩月啊，一个叫塔维拉的富商自告奋勇当师长，率领了杂牌部队，估计跟那个民国的时候那还乡团什么差不多。芬兰军队虽然没有强力的反战车装备，啊，反坦克炮什么的。 没有啊，却能轻而易举地接近苏军战车后方，把冻硬的木材塞入这个履带和这个坦克轮子之间，咔一塞，它就动弹不得了啊！这这动弹不得了啊！因为那木头还压不断呢，别忘了冻僵了，嘎嘣脆是吧？不行了是吧？然后用手榴弹、燃烧瓶摧毁它啊！而且这个燃烧瓶还是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叫莫洛托夫鸡尾酒瓶啊！这点着了，摧毁它是吧？短短四天。 苏军损失二百三十九辆坦克，啊，步兵就损失更大，啊，不得不在十二月二十号停止进攻。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